锵锵三人行，哎呦，马先生刚从加拿大哈回来，对，西洋 <laughs> 哎刚回来。这咱们吹吹国内的风吧，对，这个咱们这这现在这个大刮这个这个扫黄风啊，咱们就就就可以看看东莞扫黄。 气势如虹，扫好几回了吧？扫这这次不不太一样，出动六千多警力，抓了六十多个人，一百多人抓一个 <laughs> 啊！是是，这是如临大，这叫如临大，这就是说明性质的严重性。我们也在为什么很多网友传上来，微博都收到说要聊聊这个事情，有有这么重要吗？我就跟你说，现在的这个网络呀，它有时候真是你也闹不清，它起到的是鼓劲儿的作用，还是泄气的作用。 在那儿就 <laughs> 说什么东莞要挺住啊什么的， <laughs> 什么的，这都哪跟哪？那一边厢哈在扫扫黄大举出动，这边这个微博上出来的完全是另一派春光，我觉得这是怎么个情况？哎，多元化的社会非常好玩，它不像过去，过去的年代是全国只刮一个风，这次是呢。 这边东风也刮着东风，西风在另一个地方吹着，这非非非常复杂。 <laughs> 用徐志摩的一首诗的题目叫《我不知道风往哪里吹 <laughs> 》，没错没错。哎，所以咱们还是看看这个这个这个一些图片啊，我觉得很瘆得慌。你看这家伙，东莞警察。这个这个没有这个，除了那人蹲着有点不正常，那俩人。你再看啊，你再看下一张。嗯。哗，这种场面，好，全出动了。你看。 啊，你你这个你再看这家伙，哎呦，真是，这个说不清是银剧呢还是刑剧呢， <laughs> 然后就是这个，哎呦，这好，这还互相相依为命着。你说，哎，马先生，嗯，两个世界对比一下， <laughs> 这个东莞的这个。 这名声在外好多年了，不是不是这两年的事儿。嗯，自打改革开放，他就就就就带上这么一桂冠，谁都知道啊，这事儿很多年了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生。对，是是这样，所以就得探讨为什么烧不尽嘛。啊，这是一个很古老的职业，所以他就很很麻烦。为 为什么烧不见呢，徐老师？我这个我不知道，但是就像， <laughs> 就像这个呃不，我知道，我等会儿再说。 <laughs> 就像有有一阵不是查一些什么贪官嘛，嗯，就查到最后不是几十万呃什么什么钱，后来他们说，哎呀，挺清廉的嘛。嗯，我的一样的感受，因为就像你刚才说，出动六千警察，最后抓出来几十个人，我觉得以前对东莞真是看错了，嗯，他没有这个名声啊，清洁啊。 清洁？哎，你看，我看了调查，他们说查了一千多个管所，最后有三十几个有问题。清洁啊，你仔细想想，一千多个管所，三十几个有问题呀，那百分之几啊？百分之千分之三十嘛，对，百分之三嘛，哎，这这这低于百分之五嘛。我们都知道百分之五是坏的嘛，一般都是以前都是九十百，那就换句话说，百分之九十七的场所场所是清洁的。 你看，这不是还东莞一个娱乐业一个名声吗？ <laughs> 百分之九十七，给文说愣了， <laughs> 说愣了， <laughs> 对不对？哎，这这个是不是啊？证明百分之九十七的场所是清洁的？哎呦，是不是这样意思？但但是李银河博士不同意你的看法。李银河博士怎么说？李银河博士就是说啊，说这个问题啊，你要说为什么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呢？嗯，因为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呀，是你要切除所有男人的性器官。 <laughs> 对吧？他是他是在跟人类的一种 <laughs> 本能本能欲望。哎，我现在越来越怀念这个胡适老先生哈。你发现没有？胡适这辈子哈没有什么咱们记住的理论。 <laughs> 你看，陈独秀我知道他主张什么。你胡适你们没有这这理论？有啊，少谈些主义，多多研究问题。没错，你知道就是少谈些主义，多研究些问题。 我就觉得啊，这个态度啊，真是一个特别特别温良恭俭让的态度。就是你得面对现实问题，因为很多时候主义啊，他会把一个事儿啊变成道德的。你比如说，你光说啊，哎，卖淫嫖娼这个事儿，我我还不是说，好多人以为我要为他 <laughs> 这说说说说话。我说你要在桌面上讲，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公开讲卖淫嫖娼是好事儿。 这放在桌面上，其实不管东方西方，合法对也并不都不算是什么好事儿，对吧？可是你知道一个国家呀，或者说一个社会啊，它处理的很多问题啊，不都是好事儿？你比如说，呃，严格说来，抽烟，抽烟不算什么好事儿，但是你有烟烟烟草专卖局，你这要要要要去管理它呀，要去胜利，还是要去怎么样，对吧？如何又防止要要又要宣传戒烟，又要不让人们危害？ 但是呢，你也得对待他这个现实需要上亿的这个烟民，你比如说，我不知道我在哪个文章里看，就是那么呃三千万的光棍儿，对，扫没有问题啊，对吧？都都都都都扫了，可是实际上它意味着。 比如说这些民工，三三千光棍不去这地儿，三千万光棍，这地儿贵，这地儿你看他那个他有价码，这这价码不是咱说的，是那中央电视台报的，对吧？八百，呃，对对，大概这乱七八糟加起来得上千块钱啊，对吧？这个关键是这个就是这个卖淫嫖娼这事儿呢，其实全世界就俩态度，第一个态度叫可以讨论，就是西方很多国家是呃卖卖卖卖淫是合法合法职业。 很多人还上街游行呢，好多文明国家啊性工作者啊性工作者，另外一个态度叫不可以讨论。我们今天是不可以讨论，对吧？这事儿没没什么可讨论的，上来就打但是一个共同点是，不管你讨论还是不讨论，它都存在。呃，对，都存在，对。呃，这个子东说的对，就是他他他，你讨论不讨论是你的事儿，它一定要存在。所以这个在所有的国家都存在，合法卖淫的国家大概现在能占一半。 一半。但你要那么说，站在前一种呢，就叫正视；后一种就叫无视。这无视不等于不存在，就是说。但是你们说它为什么呢？你我们比如我们三个男人来讲看，为什么这个东西野火春春风烧不尽呢？道理是什么？第一个本能，第二个是比例，就是本能，每个人都有动物性的本能，你得承认人是个动物，对不对？他有这个本能。第二呢是比例关系。 这社会的供求关系不平衡。你刚才说了，那三千万的这个光棍是是有数据的。嗯。这三千万，这三千万这事儿谁给解决呀？对，你就哎，我就觉得他有些时候啊，对你堵住这一头，可是你得告他怎么办？比如说，你除非咱就是说啊，你不要有性欲。就你看主义就是这样啊，主义就是说你不要老想这个事情，对吧？要叫我说你，你事实上等于说咱都都不准啊，咱都不准，那怎么着？ 就是自卫，对吧？这是哎，自卫是道德的，对吧？就说哎，自卫也不道德。就你这这这这是对对，近了健康，不是对。西方医学界对都说现在自卫很光荣啊，就是说你有性欲吧，那就无异于你是鼓励我们男人自己解决你的问题，不要让别人帮忙。苍井空现在都从良了，跑到这我们这来圈钱了。是一样的，就是你别老男人男人，这个男女是一样的。对。 对，这个没有任何区别。今天我还看到一个，那富士康里那么多女工，今天，对对对。哎，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数据，哎，对你还真的就是李银河博士说的哈，说你们不要老说性工作者是女的。对。据他所知，百分之十，至少百分之十性工作者是男的。而且代价更大，受惩罚的代价更大。对，身体的，身体的，身体的代价 <laughs> 也不是也也大，不不是单单身体啊，就是说名声啊各方面的损失更大。 是是，名声是慢慢他们自己可以调整的。 <laughs> 去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呃，马先生刚刚从西方回来，可以谈谈他在那儿从事色情业的体会。 <laughs> 他是这样，我就我是年轻的时候啊，有时候出国的时候都愿意去看看那个红灯区啊。哦。光看嘛，只能看。 <laughs> 其实红灯区啊，就你比如最著名的红灯区就是荷兰的，对吧？荷兰的红灯区的，呃，他真正到里头就是实质性的消费的人连百分之五都不到，大部分都是观光客，都是来看的，所以它带动了它很大的产业。 这个，但是这些年你如果去，你会有明显的这感觉，就全世界的这个红灯区都是萎缩的，很多的街面上就是就非常萧条了。阿姆斯特丹的我好像是前两年我又去看过一次，就跟我第一次看完全的不一样，它彻底的萎缩。为什么萎缩呢？是呃网络的兴起使很多很新鲜的东西不新鲜了。你比如过去。 人去花几块钱去扒一个玻璃窗里头看看一个人穿衣服，你今天谁看这个？没人看个在网上裸聊， <laughs> 什么都有。对，什么都有。对。所以他这个你包括日本的红灯区什么，他都已经完全就改变性质，变成了一个表演。对。你看他这一回，就东莞这个，他就有这个雏形，就是他表演出来了。过去这事儿谁敢给你表演？对。你看那女孩，呃，反正也走着模特步，尽管那走的不怎么专业吧，但她也是。 就是很，让我们说很大方的出来表演了。你可以你可以不是那个这这个，你可以看到这个苗头。 哎，这个就是说，如果不给他摁在这个萌芽状态啊，嗯，他将来会向演艺业发展， <laughs> 演演艺事业发展。对，对他的这种秀的概念啊，对，会越来越大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比如你现在上法国去，他那个红磨坊的那个演出，对，你说那算什么？他也不算。你说他按照咱们说，肯定算色情。那那不不不，那一家老小都在那里。你是一家老小，他光着上半身，你在中国的下半身全光着。 <laughs> 没有没有，体型都一样的。没有没有，我看去错地方了。 你 <laughs> 肯定走到旁边的环不是，人家红磨坊，去的就是红磨坊。人家红磨坊里边，这个他看不进去。还还还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表演，还有一个表演也是， <laughs> 他主要是上半身。那真是一家老小都可以去的，就是他他认为是一个文明，你认为是一个色情。那我们这个表演还没到这份上，是吧？他只是从手段上认为它是一种挑选的过程，那个是没有挑选的过程。但是你从全世界的这个色情业的。 这个因为色情业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行业嘛，它的就是就是它的转型， <laughs> 我们用得被迫用这种词儿，它是转型了，就是实质性的东西，实质性的东西在减少，呃，附加的东西在增加。为什么实质性的在减少呢？就是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变得简单，它有这个现代媒体，就是现代的这不是媒体啊，就是个方式啊。你比如现在手机上有好多软件 这叫什么摇一摇之类的，就这种一摇就能把这个女的给摇来，或者把这个男的，啊，对对对，就这种的东西很多。那么他现在找人就变得非常方便。还有一个关键的改变是，所有的人都没有注意到的，就是很多人不认为这事儿是一耻辱。比如现在很多不是鸡的，这这词儿不好，啊，性工作者，不是性工作者的性工作者，就是有这种人，就是我生就要乐趣，这算什么？他不要钱。 他还觉得占你便宜了呢，有这好事儿吗？ <laughs> 这太多了，现在城市之间的就这种事情太多了， <laughs> 对吧？你要愿意那他那你就应接不暇，主要你忙不过来，主要你身体扛不住，就是 <laughs> 这种事情，它已经完全是一个概念性的改呃改变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就是国家呢处在一个一个非常时期，就是这个时期呢是大变革。你比如我们从那样一个社会哈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走过来。 它这个东西伴就是这个东莞这个事件呢伴随着成今天我算一个，就算一个集中爆发，而且这次爆发呢，是因为媒体的，就是最高媒体的高度的对曝光，对才导致这这个今天的这个出了六千警力，六千，咱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出过六千？对不对？没有这么大的规规模，这个规模呢，等于是对那个高度的报道的一个回馈而已。我认为我今天这个来之前看那报纸，上，我就看见一个词儿说要严打三月。 那我真想问第四个月呢，对不对？你这个事儿不能说这个都是对。不是这次说了嘛，先治标，先治标再治本。从第四个月开始进入治本阶段。这个事儿，嗯，两千至少两千年以来都没治疗， <laughs> 咱就别再。哎，你不要忘了中国共产党。 呃，对，曾经曾经有在建国后一段时间，有有有，对吧？对，那一次呢是做的很很，很多人都很怀疑他能做到这样，结果的确做到。我还记得当时这个周恩来总理都是回答什么外国记者，就是说嘛，说中国有有没有妓女？周恩来总理说有，在台湾。嗯，我 <laughs> 那个时候最困难的，我我我听长辈说过，那就是呃四九年解放上海以后，就就从大马路到四马路，这长山堂子那一大堆。 最难解决的就是这些女的怎么办？嗯，就因为他们很多，他们就是这个职业久了嘛，都是有就是鸦片。他不用他不用久了，他只要进了这个职业，他换其他职业他做不下去。哎，所以这个就是当时最花功夫的，就是这个，而且就是哎，就是要让他们戒掉这个毒，让他们改造。后来让他们扭秧歌啊，都有照片嘛。但是其实有些人是一辈子没改造掉的，也有。但是当时还不仅是这个行业，还有很多艺人。 你知道有很多艺人唱戏的非常有名的，也是靠药物在维持的。当时是一起做，五十年代那次是，还是非常正。连连禁毒连带禁忌这俩事儿一块儿就给弄了。那文革以后呢？呃，八十年代初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也是定期的刮台风，定期的刮台风。这次啊，我同意那个这个马维东的意，马先生的意思就是说，也是政治意义非常大的，一举三得啊，一石三鸟啊。怎么讲？ 第一，六千警力打给上面看，说明我们广东我们这个地方重视，哎，这个整顿秩序非常努力。第二，做给广大人民群众看，特别是一般的家庭，特别是妇女，从不讲生的道理的话， <laughs> 开了花吗？哎，对啊，这个这个男人在外面不放心嘛，现在这没地方去了嘛。第三，打给这个性工业的产业链看，这个你有理由，有理由预见啊。 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啊，东莞不敢往这道上走了。我感觉有这么一个一个进程。他这次的呃这个高压之势不是压在妓女身上，而是压在政府身上。他要压在妓女身上，那那妓女都跑了，然后过两天一看风声过了，他又回来了。啊，这次你看他那个报道，我是很认真的看了那个中央台那个报道，中央台的报报道中的。 就是说了半天，这个上面表演完，最后呢有一跟踪车， <laughs> 跟踪这车，这车这收视率最高的一期节目，对对，特奇怪，就是他拍了半天这个事儿呢，他最后跟踪了一个干什么什么的车，最后是一个什么大桥项目部，对，又跑了，又跑到公车那块那什么意思？他可能说这个事儿是公款消费吗？他是想说这事儿吗？是啊，那几个都撤了，那当然撤了，他问题是支撑这个现象存在的是多少是公款啊？ 他是不是要打这个？我现在根本看不清楚。是，是，对吧？他最后，你们的意思就等于抓贪官的情人这样的意思？ <laughs> 那也不是，那也不是。他是一种消费，对这种贿赂性消费，跟那个从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它有点类似那会所消费。所以会所这次给打惨了，就会所会所，我想在在若干年之内，这这这翻就没这事儿了。就你像那个李银河讲，就是说，呃，他觉得这个事儿。 卖淫嫖娼这个事儿是应该逐步消灭的，但是他是说这消灭啊，照他一讲那就是社会发展史了，你得减就变成平消灭贫富差别。他是这样，消灭男女的男男男女的这个不平等，然后最后开放性观念。 呃，不是李银河教授说的肯定没错，他是这方面的专家，因为全世界这个趋势看得很清楚哈，就是在这个你比如美国也是，美国早期的时候，他淘金热的时候，那妓女全随着，对，那个中国过去封建社会的时候，也都随着赶大营，就是您这当兵的走到哪儿，后面都有女的跟着，因为他有消费，他就就有人来供你消费嘛，就这个很简单，而且这个成本呢，对那个呃性工作者来说呢，是最低成本。 就是我只要把这时间和我这观念放下，我就开始赚钱了。它比其他的赚钱方式容易，所以它既是古老的行业，又是古老的高效赚赚钱的行。没错，这就是姜文那电影讲什么，他是站着把钱挣了，这是躺着就把钱挣了。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我觉得你们别高兴了，我觉得东莞回不去了。 <laughs> 我本来就没，我对我们打击有信心。的效果。那是肯定的，但是这样我还没去过，就是嘛，就没就是我们刚才 <laughs> 说的，过了这个村儿就没有这个店。世界上有很多事，很多事儿有花堪折直须折。你活在哪个时代，就享受哪个时代，就是这样。你看，我刚才说，就美国哈，美国这种这种色情业呢，它随着它经济的增长，它它就越来越。 呃，包括法律的健全，它越来越没有。那你说它合法不合法？美国只有一个地儿合法，内华达，就这么一个地儿，合合法有妓院，到今天还有，而且保留了这个，它算国家态度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这事儿可以讨论。尽管大家都说它不好，但是可以讨论。我们现在是大家都说它不好哈，呃，你说的好坏都不重要，就是咱不讨论这事儿，这事儿上来就打，上来就打呢，又没有办法。 就是做到行之有效。问题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你打击他的这个成本。六千警力是纳税人呐， <laughs> 六千警力。那不是平白无故的，他他不是义务来的。国家动用这么大的钱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一定要考虑，就是你包括疏导，包括我们今天的就是这种极为特殊的社会现象，就是大量的就是呃就是男性或者女性的集中的存在，就是那种工厂，是吧？ 他怎么去解决问题？而且都是青壮年，而且这现在还有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是，五十是是，我们这代人可能有感受，就是现在人吃的太好。温饱啊，对，过去过去那人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他妈饿的什么根本不想这事儿。现在那个那吃的全是激素，你算算。我就我就说就这一条，就是说呃，管理这个性欲也是需要管理的，性欲问题怎么解决？呃，不像那样了。 那么一部分光棍儿，或者说这种单身的民工啊，或者是他们到底，你得当成一个社会学的他出来，他出来，他出家一出一年，没错，一年你让他怎么弄？你像李银河倡导那也行啊，就是性自由啊。可我看没几个女同胞同意的，咱就随便来，咱就大家别太收着，是吧？但又不行，没到那时候， <laughs> 对吧？你而且有些人好像很固执的认为，嗯，这个最古老的产业是不可能真正的。 绝技不不，这不可能。他现在这次打击是因为这个东西太具表演性，就是他我们看他是上的舞台，是吧？但是问题，中国我认为今天不是中国，包括全世界最大的问题全是暗着的，全是这个，对，虚拟空间的联系，这你怎么打击？这这种人多了。 太多了，这你怎么打击？那换句话说，你打击不能选择性的打击，对不对？我们从法律的角度上讲，如果你认定这个事情是一个犯罪现象，那所有的人都是。归根结底呢，还是马先生刚才讲的，男女性需求啊比例，全人类来讲就是比例有一个不对等，就男的性活跃期长，女的短。 谁说的？这又是歧视？不不不，当然你难道五十岁的妇女就不能够？可以啊，干嘛吗？可以啊，那就是五十岁啊。那男的那也七八十岁还在那里。七八十岁的妇女，女的还得就不行吗？女的还得七八十岁的，很有大部分都不行。哎，是吗？ <laughs> 生理上不太了解。另外还得扣掉例假，扣掉怀孕。 <laughs> 你倒帮人算的细。哎，这这这，你要看恩格斯的书啊，这样你要学习革命导师。我跟你说，恩格斯讲了，恩格斯讲。 企妾资产阶级的这个婚姻都是卖淫，合法卖淫。那那你要扫现在的结婚，就包括所谓的二奶，这是不是都是卖淫呢？对对，你就是他们这零售的他们现在打击的定义说是两性关系商品化，那两性关系商品化的远不止性工作那你婚姻就是两性关系的，两性关系商品化。 这个定义，你们这帮嫁阔佬的、傍大款的，那不都得扫吗？嗯， <laughs> 对。 <laughs> 接下来为您播出 <laughs> 《文明启示录》。因为我管因为不对对对，我认为要扫就彻底扫。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之锵锵三人行，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赞助播出。中国龙，中国酒，潍柴蓝擎发动机，低转速。 大扭矩，动力总成系统优化匹配，完美降低整车油耗，绿色动力，国际潍柴。保险就是阳光，是分担，也是分享，是温暖，也是希望。保险就是阳光，阳光保险集团。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。历史启迪智慧，文明改变生活，欢迎收看《文明启示录》。 在纽约有一处绵延十四英里、跨越了五个区的美丽海滩——洛克威海滩。二零一二年十月，这里曾经因为超级风暴桑迪被摧毁。随着一笔一点四亿美元的修缮基金用以重建，洛克威海滩最终在二零一三年阵亡将士纪念日前恢复开放。洛克威海滩主要坐落在皇后区的半岛附近，它还是纽约官方唯一指定的冲浪沙滩。 Rockaway Beach est une zone qui, dans un sens, se rajeunit en ce moment.